第七十八集，心中不免有些奇怪。他退出知乎，翻出手机里的通话记录，方清明的确按照他所说那样打过电话来，而从通话时间上看，尤崇也的确帮他接了那通电话。难道是挂掉电话以后，没有再注意他手机上的内容？林和熙放下手机，试探性的问尤崇：“上午还要做题吗？” 后者神色如常地转过脸来，语气听上去亦十分平静。不做了。林和熙忍不住翘起唇角。接下来是不是能休息了？不做题。尤虫轻飘飘地扫他一眼。我给你讲题。唇角扬起的弧度飞快落了下来。林和熙失望之余，又不动声色地抬眸打量了他两眼，察觉到他偷瞄的目光。 油虫不咸不淡的开口：“看什么？不想学了？”林和熙从善如流的摇摇头，相当违心的答：“想学。”末了，又在心中暗暗想：“油虫多半是真的没有看到，不然以对方的性格，必定不会发现不了自己是故意为之，也不会只字不提就将这件事接过，而是早该气得头顶冒烟才是。” 林和熙遗憾又庆幸，他只是想气气油虫，却不想真的被对方揪过去认错。林和熙从杨卷那里借了支用来修改的红笔，等着油虫给他讲题。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图书馆里待上一整天，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，也就中午出去吃了个饭，剩下的时间，林和熙都待在图书馆的自习室里。 甚至还买了新本子和彩色圆珠笔，认认真真写了一本错题集。下午三点以后，林和熙和尤虫先行收拾东西离开图书馆，打算回去牵狗出来放风。从大学城里过的时候，尤虫冷不丁的开口道：“先去超市里买点东西。”林和熙跟着他往超市的方向走，买什么？尤虫的视线慢悠悠落在他脸上。 经常吃外卖也不太好，林和熙反应过来，神色有些意外。你会做饭？尤虫道，会。林和熙又问，我们今天晚上自己买菜做饭。尤虫忽而挑起唇角，赶紧做点好吃的，怎么样？成功被他的话吸去所有注意力。林和熙追问，什么好吃的？尤虫却不再回答，只轻描淡写的道。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他们去超市里买了菜，食材荤素搭配，不难想到晚餐的丰盛程度。中途路过其他货架，林和西又往手推车里加了许多零食。人工收银台排满了等待结账的客人，他们径直把车推到自助结账台前。林和西弯腰从车内拿零食出来扫码时，油虫粗略清点过车里的食材，从他手里。 接过那袋膨化食品，开口道：“还少了一瓶生抽，你去拿一下。”林和熙转身找生抽，他对调料的货架位置不太熟悉，在超市里绕上整整两圈才找到生抽，随意挑了一瓶就往回走。油虫已经将推车里的东西都结过账，也都装进了购物袋里，站在自助结账台旁等他。林和熙单独给手里的生抽结账，转头把它放入购物袋中。 两人推着购物车去搭电梯，拎着两大袋东西回到尤虫住的地方。尤虫让他接阿拉斯加出门去散步，自己留在家里处理食材。林和熙没有立刻就走，蹲在沙发前打开购物袋往里看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按住他那只不安分的手，尤虫把购物袋从他脸前拎开，回来再帮也一样。想想也是，林和熙不再说什么。 就换鞋，带上阿拉斯加出门了。晚餐，油虫做了红酒焖虾，没用完的红酒都倒在玻璃杯里，摆上餐桌。显然没能料到油虫是真的会做饭，甚至不比餐厅里的味道差。林和熙频频伸手去餐盘里捏虾吃，以至于到最后，那些虾大多都进了他的肚子里。吃完饭以后，林和熙坐在桌前没动。 端过那杯红酒，低头尝了尝。超市买的红酒不怎么好喝。林和西放下杯子，主动起身要收餐盘：“我来洗碗。”尤崇却按下他的手，眼眸轻抬，嗓音低沉而意味深长：“不急。”林和西愣住，还要开口说什么，又听对方突然道：“你去帮我拿一下手机。” 他只好问：“啊，哎，你手机在哪儿呢？”尤虫眼眸幽深，在卧室里的床上。林和熙心中觉得奇怪，忍不住瞥了尤虫一眼。后者面容淡淡的坐在桌前，看不出有任何异样或是反常。林和熙不疑有他，转身朝他们睡的卧室里走去。房间里没开灯，光线很暗。 借着从客厅投进来的微弱光芒，林和熙看见床中央果然放着东西。他抬腿跪上床边，伸手去拿那样东西，掌心内摸到的东西却不像是手机该有的形状和硬度，心中略显诧异。林和熙拿着东西下床，绕到床边去按墙上的壁灯开关，暖黄色的灯光霎时落满整间卧室。 林和熙低头看清手里的东西时，眼皮陡然重重一跳。不是手机，瞬间反应过来，那是什么？林和熙飞快将手里的东西丢回床上，快步绕过衣柜，朝房间外走。油虫出现的无声无息，此时正双手抱臂，好整以暇的靠在卧室门边等着他，身后还跟着眼珠发亮、好奇不已的阿拉斯加。 林和熙有几分僵硬的牵起唇角，朝面前的人缓缓露出笑容。我没找到你的手机，是吗？尤虫漫不经心的扬了扬眉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手机来。哼，找不到也正常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手机在我这里。林和熙又干巴巴的笑一声，抬脚要往外走的同时。 垂眸自言自语：“碗还没有洗，我要去洗碗。”站在门边的油虫却朝前走了一步，反手将身后探头探脑的阿拉斯加关在门外，不顾阿拉斯加在门外发出不满的叫声，轻声哼笑道：“哼，洗什么碗？我说过，要给你吃点好吃的。”宛若被羊卷上身，林和熙指着门外餐桌的方向。 结结巴巴的问：“不是已经吃完了吗？”对方似是要抬手解皮带，金属搭扣发出的清脆声响，犹如催命符般清晰的落在他的耳里，心中霎时警铃大作。林和熙抬腿就往房间另一头跑，尤虫冷笑一声，扣住他的手腕，把人往床上推去，将他压在床单里动弹不得。 <coughs> 跑什么？ 不是在暗示我不行吗？我马上就能告诉你，你男朋友到底行不行？林和熙这才恍然醒悟，定定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你看到了？”有种语气沉沉：“我眼睛没瞎。”林和熙又有些想笑，拼命压住上扬的唇角。眼看无路可逃，他很快就冷静下来，脑中思绪高速转了转。 杨作恼怒般捧着油虫的脸，又揉又捏。你连定金都不付就想白嫖？白天故意缠住油虫，只是不想去图书馆看书。如今倒好，非但没从油虫那里换来不去图书馆的条件，还要白白被油虫上，完全就是得不偿失。越想越觉得自己亏大了。林和熙理直气壮的抬起眼睛，直勾勾望向油虫，将他那双手。 从自己脸上拨开，尤虫垂头吻上他的脸颊。不是已经付过了吗？林和熙被他吻的大脑空白，好半天才记起正事来，一边抬手将他的脸往旁边推，一边语气怀疑的问：“什么？”尤虫的吻又沿着他的下巴一路落下，嗓音沉沉带笑：“哼，定亲。”林和熙下意识的缩了缩下巴。 什么时候付的？油虫俯身埋进他的脖颈里，吐字清晰而有力。都被你吃进肚子里了。后知后觉的醒悟过来，林和熙望着天花板，久久无言。